江队，在留不下个全护人的地方干得如鱼得水。当初的你是什么感受？能让我采访一下吗？ <laughs> 你想听江队说什么？告诉我，我说给你听。 <laughs> 别误会，我对当年那点事儿早没心结了。你是江队也好，是陆成江也好，我都不至于要对你落井下石。但是。 你在疗养院里躺了三年都平安无事，刚一出院，那边新型毒品就在建宁市露了面儿。以毒品冒充大脑伟哥来勾引人吸毒的手法，在公州出现过，但那次你包庇了胡伟生，真相是什么？他给我钱把我买通了，这么说你满意了吗？别跟我扯淡。 那孙子要有钱，还用跑去搞零售？能让你在强奸未遂的案卷上签字，姓胡的背后肯定还有一张更大的利益网。那么，你才接触那张网的蜘蛛，会不会就是我？ <laughs> 你看，我说我被贿赂了，你不信；说我是幕后主使，你又不信。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？ 真相就是什么样的，要相信自己。宫 <laughs> 州禁毒行动失败，官方说是因为你指挥失误，并且确认你已经死了。 <laughs> 可你现在还活着，说难听点儿就是个预备在逃犯。现在你跟我这么不配合，就不怕我一怒之下通知宫州把你抓起来？ 如果我被抓起来的话，很快就会死。哦，如果我死了，五零二案很快就会像当年一样，变成偷盗勒索或贩卖假药，而你也绝无翻案的机会，因为胡伟生这次没有机会再平平安安坐上三年牢。上庭前他就会死在看守所里。你威胁我？没有，我只想告诉你。 与其拿所谓的真相来逼问我，倒不如先解决眼下的案子再说。今天追杀你的是什么人？你心里有数吧？想杀我的人很多，但会派出这种不入流的杀手，我也想不到是谁。那开 SUV 弄死杀手的那个人呢？不好说。好吧，那在破案之前，就委屈江队你陪在下天天三班倒了。 杨妹，那 KTV 人多眼杂，环境不好，不适合养病。咱们下半夜指不定要回局里加班，就不折腾了，将就在我这睡一宿吧。进浴室洗个澡。他话里那些暗示，到底几分真，几分假？ 江平，他一直都这么草木皆兵吗？ <sighs>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祈求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六集。 哎，干啥呢，老严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还在哪个美女床上丢乱头我去，才五点五十，这你都知道？那是。你赶紧的，录完一发来队里。昨晚法医跟痕迹科找到了突破性线索。什么线索啊？狗力正累瘫在会议室里哼哼。我操！等着，马上来。哎，快醒醒！ 市局刚来电话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病了？脸色那么难看。我说严队，你就不怕把我这个病人吓过去了？你这房子可就成凶宅了。哎呦，别废话了。你是小姑娘吗？晚上睡觉还穿着衣服，怕我闯进来非礼你啊？ 你也差不多了，我。哎，你说你这人整天往哪看呢？哎，快起来，别磨蹭了。高速公路上那死鬼的身份确认了，是个收钱卖命的职业杀手，外号范四。从他身上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，啊，药物残留。他的裤子口袋里有半颗被碾碎的药片，化学成分与被害人冯玉光体内的完全一致，是那个新型毒品。 一会儿进了我办公室，就不要再出来乱跑了。等我带着最新的案件情况来找你，啊！你为什么非要我整天跟着？保护你啊！哎，万一你被撞见认出来了，就说你是我提来问话的目击者，让他们去会议室找我，啊！知道了，去吧。 <laughs> 这么多年了，打发人走的口气还是一点都没变。范四，原名范正元，曾因敲诈勒索入狱，释放后帮人看地下赌场，曾经进过几次戒毒所，但出狱后铁定是复吸了。 法医在进行尸检时，发现死者裤子口袋里有被碾成粉末的红色胶囊，经检验，与被害人冯宇光吞食的毒品成分相同。所以现在有哪些推论？目前我们主要的推论是，范四很可能是个以贩养吸的瘾君子，并掌握了一些新型毒品的来源渠道。凶手在五零二案发后，知道这种新型毒品。 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，所以利用范斯的信任，以接应他逃跑为名，将他灭口。按这个推论，我们现在应该重点梳理范斯的构图上下线，以及他和胡伟胜之间的关系。严邪，你觉得呢？范四抽的是硬毒，三号跟四号是吧？二狗。嗯嗯，哎啊，是是是什么？啊啊，是是是是。 解毒中心的记录和尸检结果基本匹配，鼻腔吸食加静脉注射，妥妥的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一个静脉注射海洛因的重症瘾君子，回去抽苯丙胺合成物的可能性不大。就像吃惯了大鱼大肉的，不会再回去吃野菜一样，不符合正常的行为习惯。那么，死者裤袋里的毒品残留，真是死者自己放进去的吗？ 都三个小时了，会还没开完。该死，爹他。 这里，丑爸爸的衣服都没有换过。天啊！昨晚他们发生了多少不可描述的事？啊！你叫什么？啊！哦，哈，哈，韩，韩小梅。韩小梅，两个包子，一杯豆浆，买好了送上来。啊！ 啊啊！等等，那严队是你连队让你去买的。我，那，那你稍等。昨晚数据恢复到十一点，今早四点就来上班了，赶紧弄完，我好去开我儿子家长会。嘿，这次再搞倒数，老子抽死他！没事儿，这不以后还能当警察的吗？那还不如抽死他。黄兴同志。 你作为技术侦查科的主任，思想觉悟很一般呐。刚说到哪儿了？啊， <clears throat> 对，数据恢复。被害人冯宇光的手机信息基本恢复了。啊，这是通话记录。被害人生前最后接的一个电话是非实名注册的手机卡，无法三角定位，也确定不了机主。嗯。那这个打出去的电话呢？通话时长四十八秒。这个，这个呀，机主叫叮当，冯宇光实习代教主任的女儿，二十一岁的艺小学生。 被害人跟他进来通话特别频繁，估计是谈恋爱了。 <laughs> 他们不可能是恋爱关系。你怎么知道？基于事实之上的合理揣测。你看，哎，啊，干什么呢？慌慌张张的。严严严队，你你你，我我我我我。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野餐的？大上午的跑去吃包子？不是，刚才我去您办公室，您朋友说您让我去买点吃的。朋友？ 好，我叫来现场的目击证人，一忙起来就把他给忘了。哎，你去调出被害人抵达建宁后联系最频繁的人，包括这个叫叮当的，挨个叫来问话。回头让老高整理个笔录给我。哎，还有没？帽子豆浆给我。哦。警服怎么穿的？把衬衣塞进裤子里，别好。 别跟这二傻子计较，三十多岁的男人还找不到老婆，怎么会没有原因呢？ <laughs> 哎，早点买回来了，别急，先干活。不干。你现在呢？身家性命都在我手上，我劝你还是老实干活。先看报告。不看。我我操！你这脸色。 你说你低血糖就早说嘛！来的路上你也不叫我停下来买点吃的。哎呀，这能怪谁？我也没想故意饿着你，不是？范四吸毒，鼻息加静脉注射，老油条了。怎么？那你们怎么会认为他裤袋里那片药是给自己吃的？ 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吃？静脉注射对神经细胞释放多巴胺的刺激是非常惊人的。只要注射过一段时间，大脑就会适应。为了达到已有的刺激水平，所有重度瘾君子都会不停加大注射量。而冯宇光体内的苯丙胺合成物，属于勾引新手入门的轻量级别，对范正元的刺激微乎其微。他自己服用的可能性不大吧？你怎么知道？ 或许他就是看这种药片方便便宜，当零嘴吃的呢？不可能，四号二以前吗啡卖的贵，是糊弄外行人。范正元以贩养吸，最清楚这些门道。况且吗啡的劲儿没过，混着其他的臭会让人很不舒服，他没必要这么干。你对毒品生意倒是挺了解的。 我缉毒干了十几年，为什么不了解？哎，喂，老秦。啊，行，你说。找到了，地址发给我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赶紧跟我走，车上吃。干什么？禁毒支队摸出了范正元另一个窝藏据点，正准备安排人带我们过去。哎呀，奶黄的，你这胃口还挺挑。 能再焦急点不？等等，你们的侦查方向不对，我就知道你会跟我想的一样。怎么不对了？刑侦支队对范正元涉毒的怀疑，是因为他涉嫌持枪抢劫，并且身上有毒品残留。但你我却知道，范正元出现的唯一目的，是要我的命，只不过半途被人截胡了。所以呢，杀死范正元的人能从他身上拿走什么，也就能留下什么。 你怎么知道他口袋里的毒品残留，不是凶手诱导警方偏移侦查重点的手段呢？不行，你的推测几乎没有事实依据。再说，警方跑去调查范正元，难道会对凶手有什么好处？这个有的，争取时间。啊，我建议你在跟进范正元那条线时，加大力度，亲自重审胡伟生，重新勘察他的住处。 银行账户和邮件往来，重新勘察他的住处。凶手不惜在警察眼皮底下杀人灭口，说明需要掩盖的事态已经相当严重。如果警方被他带偏，侦查速度拖慢，那么冯玉光的死很可能会演变成当年公招案一样不明不白的结局。所以说，当年你查案时也出现过相似的情况。包子凉了，不好吃了。 这种废弃的工业区宿舍楼真够乱的，你这也太娇弱了吧！哎，给，把这外套穿上。不用，蹭破了赔不起。得了吧，万一你着凉闹出个病来，回头我岂不是……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？少废话，老实穿着。 嗯，胡伟胜这个宿舍楼，外勤组已经来搜过两次了。怎么，杨队，没见识过低端人口居住环境，有什么感想？手机电筒给我。哎，问你话呢。没有感想，我这个低端人口也是这么长大的。哎哎，别坐，桌上的方便面还没吃完。 忽然听见警察的声音，于是迅速逃脱。最近的出口是，过来看看吧，你们外勤组的活儿也是够糙的。脚印，嚯，从消防梯走的。哎，老秦。 马钱带人过去了，我在胡伟生租的房子里找到点新线索，你们顺便过来一趟吧，赶紧来，拜拜。干什么呢？哎你，你让后头去，翻窗这种事儿，当然是我先来。我操，有东西。可以啊，哎哎哎哎，这姓胡的是个人才呀！哎，你慢点，一起来天台看看。 我可以呀，活生生违章搭出一个顶层小复式啊！哎，你是怎么想到要推窗的？别跟我说是直觉啊！在那儿。你是女人吗？得了，警花，你站外面吧，我进去看看。全套制毒工具。 严队，严队，是个冰箱，蓝色的，这是。 C 组九香七七零四，这袋东西，这个标签，这行字，怎么会在这儿出现？这里的货全部加起来值六个亿，你看。 尘世的快乐就是这么值钱。拿出来，严队长。拿出来，别逼我动手。 为什么？最后一遍，江婷，如果你还是没有答案的话，今晚我就送你上路去工州。没有为什么，或许因为我吸毒呢。 伏击行情。那点毒品就是杀范正元的。我也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。你本来可以不用死的，我看要死的是你。 啊，呃，我我是说你永远不背叛我，我就带你走，我永远不背叛你。这个案子不能再查下去了，你说什么？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。 天的窗，有一束破云而出的光，穿透了深夜迷障，一条线划分地狱天堂，谁不？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 奶黄包。